第十四课：背着电饭锅拍北极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外国人对于经典老车的区分很明确。 一九一九年之前生产的汽车被叫做老爷车，之后生产的汽车叫古董车。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，他们对于这些经典老车常常是怀着一份敬慕之情去看待的。二。 消费者不应该只把眼睛盯在哪种商品价格升了或是降了，支出多了还是少了，而应用心研究钱的购买力、钱的潜在价值还有哪些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做到精打细算，花多少钱办多少事。 三，对包装，人们提出了绿色的要求，希望它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两方面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特征，即该种包装源于自然，能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，能重复使用和再生。 四，春节后是员工跳槽的高峰期，也是中国企业招聘的高峰期。一是会有员工离职，二是有些部门对人员有新的需求。作为部门经理，这时就应该对人员变动提前做好预期和准备，以免临时抓瞎。 五，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家，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衫，神情淡定，举止儒雅，那种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。我深信，文化就是蕴含在举手投足之间的秘密。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，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改变的。